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七集。洛晗明白了，饕餮原本是神兽，后来凶性日益膨胀，彻底变成凶兽。吞元兽身负饕餮血脉。 也继承了饕餮的凶杀嗜血。对于这么一个打不能打、杀不能杀的上古神兽后裔，天帝只好将其关在希尔米海。希尔米海能削弱法力，不是囚笼，胜似囚笼。原来是吞云兽作孽，难怪天帝要从三十六重天抽调人手了。虽然洛寒觉得这样说倒也说得通，但他总感到哪里怪怪的。 虽然逻辑上没毛病，可我还是觉得，从天兵天将里调选合适的人，要比在玄天界征集更快更可靠。林青霄也觉得这桩事情必有内幕，他正要说话，忽然眉目一敛，收起话，不再动了。洛寒似有所感，抬起头，发现前方云海中飞来一群仙士，他们看到林青霄，连忙落地。 施施然行礼，参见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您怎么在这里？可叫小仙好找。林青霄神色淡淡问：“何事？”先是见林青霄单刀直入，毫无寒暄的意图，他也不耽搁时间，直接说道：“二公子，今日家主和夫人都有时间，夫人便设了午宴，请两位公子一起赴宴，好吃顿团圆饭。” 林青霄没说话，可是眉眼间明显露出怀疑神色。就连洛寒也吃了一惊，他着实没想到素仪方派人过来，居然是叫林青霄用午膳。对仙人来说，吃饭、睡眠不再是生存必须，但并不代表不吃饭，反而在一些大家族中，十分注重用膳、请安这等仪式。 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儿实在敏感，前脚召集令刚来，后脚素宜方就叫林青霄去吃饭，而且听先世的说法，林显红、林重玉都会去，很难叫人不多想啊。洛寒悄悄看向林青霄，原本他只是模模糊糊的猜测，现在洛寒基本可以确定，天宫召集令必有隐情。 镇压吞元兽，想必只是摆在明面上的理由。现在林显红间接换林清霄过去的原因，才是天宫大动干戈的真正目的。林清霄脸色看不出任何波动，这样明摆着反常的事情，他也只是对仙逝轻轻一点头。有劳请前方带路。侍女长往后避了一步，袅袅行礼：“小仙不敢。” 他对身后的侍女打了个眼色，后面的先是会意，有两位站出来说道：“我等送洛姑娘回去。”洛寒正要答应，林青霄冷清的声音就响起了：“不必，他随我一起去。”洛寒被噎了一下，无语道：“其实我可以先回去。”他想回去躺着，他并不想跟着林青霄去吃饭。以林青霄的惯性。 等他用膳后回来，一看还有时间，肯定带着他顺便去看看书、上上课、练练法术。你一个人不安全。林青霄依然执意。还是跟着我稳妥。既然是家宴，多一个人更热闹。等饭后我送你回去。洛寒嘴唇动了动，最后也没想出拒绝的理由。他在心里默默道：“林青霄是不会送我回家的，他只会送我去学习。” 洛寒感到些许悲伤。当初在绝灵深渊下，洛寒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捆绑林青霄的理由，提出让他给他当保镖，还特意声明一千年内林青霄不许私自离开，必须时刻待在洛寒身边。现在洛寒后悔了，他这哪里是找了个保镖啊，他这是找了个祖宗啊，还是毫无感情按着他头学习的那种。 洛寒仅仅是想想都觉得绝望，难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一千年吗？侍女面面相觑，夫人让他们叫二公子过来，可没说要带其他人，但是没人敢反驳。说来也奇怪，明明大公子林崇玉更得宠，更有势力，可是侍女们敢和林崇玉打趣，甚至敢当面反驳林崇玉的话。 却不敢对林青霄有丝毫冒犯。林青霄说出来的话，无人敢插科打诨。侍女们彼此对望一眼，还是不敢置喙，最终齐齐点头行礼道：“是。”洛寒和林青霄到达的时候，花厅里已经非常热闹了，因为是家宴，素隐月自然也来了。洛寒还没进门，就听到素隐月的笑声。 前两天，素隐月不是还在称病吗？现在瞧着精神头分明足的很。听他的声音，他是当真非常开心，可不是开心吗？云梦涵和林崇玉冷战几次，对林崇玉避而不见，连林崇玉的传信符也不收了。素隐月简直做梦都要笑醒啊！洛寒和林清霄进门，里面的人听到先世的通传，满是笑声，顿时停了一下。 过了一会儿，屋内才重新恢复说话。许多人站起来说道：“二公子来了。”先士们纷纷下拜。素隐月从素怡芳的身边站起身，林重玉也冷着脸站立。整个屋子除了素怡芳，全都站起来和林青霄见礼。二公子，林青霄神色淡漠，脸秀给素怡芳拱手问好：“周母。” 他一身洁白，静止的时候好看的宛如梦境，行动起来越发有风仪。简简单单行礼的动作由他做来行云流水，不卑不亢。洛寒跟着林清霄问好，素仪方是长辈，见面需要主动问安。但是素隐月、林崇玉这些都是平辈，彼此颔首示意就差不多了。在座几人依次见礼过后。 重新落座，洛寒飞快的扫过全场，见此刻素怡芳半倚在榻上，姿态雍容高贵；素隐月靠素怡芳身边，亲密的给素怡芳打着扇。榻边放了张椅子，明显是侍女刚刚搬来的。现在林崇玉就坐在这里，和素隐月距离不到一臂，素怡芳的撮合之意十分明显，而林清霄呢？ 例行问好之后，回身坐在剑客的椅子上，和上面那三个隔着一道帘子，距离亲疏顿现。洛寒心里默默的叹了一声，跟着林清霄落座，一同坐到待客的椅子上。他坐下后，看着上方围坐一起的姑侄母子三人，再看看远远独坐的林清霄心里十分唏嘘。说是家庭聚会。 可是到场之后，依然只有他们三人才是一家。素隐月缠着素怡芳说话，素怡芳左边是侄女，右边是儿子，哪还记得沉默寡言的林青霄啊？明明林青霄才是亲子，可是此刻家人团聚，上到素怡芳，下到众侍女，竟无人关注林青霄。热闹都是别人的，林青霄身边依然一无所有。 洛寒心里难受，悄悄看林青霄。林青霄低头先茶叶，察觉到洛寒的眼神，疑惑地朝他看来。怎么了？他太平静了，仿佛面前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当着这么多人，洛寒不好说，只能摇头示意没事。虽然洛寒不说，但林青霄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什么。 这个幼崽有时候突发奇想，但是大部分时候是非常好懂的。这样的事情实在发生了太多次，多到林青霄早已心如止水，波澜不惊。他早就料到会是如此。十月怀胎哪儿比得上一千年的朝夕相处呢？林青霄早在出发之前就猜到此刻的局面了，他其实并不在意。 十多岁的林青霄会为了父母的偏心而敏感自责，但是现在的林青霄早就不在乎了。不过看这个幼崽的表情，他似乎比他还耿耿于怀。果然还小，还为了长辈的态度而大喜大悲。林青霄拿起桌子上的茶杯，用灵力清洗了一遍后，亲手端起茶壶为他倒茶。素夷方的用度素来豪奢。 能放在素一芳眼前的东西绝对不会差，这套茶具也是如此，灵气内蕴，温润细腻，是上好的玉质。洛寒本来在看茶具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视线渐渐落到林青霄的手上，再也无法移开。林青霄脸长得好看，手也非常漂亮，她手掌很薄，手指修长匀称。 连骨节处也长得精致秀气。明明是上好的玉杯，然而此刻被林青霄握在手中，玉杯完全沦为陪衬，仿佛全靠林青霄的手给杯壁增添色彩。林青霄稳稳的倒了杯茶，然后递给洛寒。他递过去后，发现洛寒盯着茶杯发愣，他又低声换了一句。 洛寒才如梦初醒般伸手接茶盏，林青霄暗暗奇怪，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洛寒一次又一次的走神？林青霄不动声色问：“你刚才发现了什么？为什么看了那么久？”洛寒摇头，含糊道：“嗯，没什么。开玩笑，非要我说，我看到林青霄的手实在太好看了，忍不住愣神。” 我身为天道，行走仙界也是要面子的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出来嘛？洛寒坚决不说，林清霄没有追问，但是心里却默默记下了。他继续说：“这茶是空山雨后灵茶，完全天生地养，不能人为种植，所以灵力纯粹，隐隐蕴含天地玄韵。你试试看。”洛寒点头，如他所言，低头品茶。 没有问为什么蕴含天地玄韵的茶叶会对他有好处，这件事儿已成他们俩默认的共识，谁都不说透，凡事点到为止。洛寒本以为蕴含玄韵是客套话，没想到喝完后还真有那么些意思。然而那股感觉太淡了，似有似无，忽远忽近。洛寒喝完后不说话。 林青霄看到，问：“感觉到了？”嗯，洛寒下意识点头，随后又露出些犹豫。“但是我不确定，可能是我感觉错了。”“没有错，天地玄妙，哪是那么好参悟的？”林青霄又为他倒了一杯：“抱元守一，摒除杂念，再慢慢感悟。”林青霄说了这么多，唯独“摒除杂念”这句才是他的目的。 洛寒想的太多了。幼崽眼睛里看到的世界，理应是完美和纯粹的。那些大人的丑陋、欲望、利益、偏见，不该污染幼崽的眼睛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